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一十四集。虽然是风雨家邀请，可是洛涵几人终究是客，不和主人知会一声说不过去。风雨家带着他们去见凤凰女王。 女王听说风雨家带着洛寒、林清霄以及云州世子来了，很是吃了一惊。云州世子怎么会在这里？今日风雨晨回来后带了一身伤，而且样样不乐，一回宫就去歇着了。凤凰女王对风雨家有气，早就等着他回来兴师问罪。如今听到风雨家身边还有其他人，凤凰女王颇为意外，只能把气憋回去。林清霄是龙族。 山高水远，管不到梧州地上。但是叶子南是云州王世子，叶家这一辈唯一的孩子，将来多半要继承他伯父的王位。云州和梧州共治鸟族，素来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得罪了云州世子，日后恐怕不好处理。女王不能怠慢云州，当即将所有心绪掩下，带着满面笑容走到外殿。贵客迎门，有失远迎。 众人听到声音，纷纷站起身来。洛寒和林清霄早就见过凤凰女王，唯有叶子楠和邹继白是新客。叶子楠自然认识凤凰族女王，他笑了笑，拱手说：“给女王请安，许久不见，不知近来女王身体可好？”多谢世子关心，我一切都好。凤凰女王说完，眼神落在风雨佳身上，明显吃了一惊：“雨佳。” 你没心怎么？风雨家行礼，不紧不慢的说：“回母亲的话，我在遗迹中遇险，情急之下牵动涅盘火，这朵火焰就是涅盘中留下的。”女王听到，瞳孔又是一缩：“你涅盘了？”“是。”涅盘成功就意味着升级，这是天界皆知的常识。女王静默了短短一瞬，笑道。 啊，成功就好，这是喜事。我足以多少年没有出过涅槃成功的盛世了，该贺。正好贵客远道而来，今夜我下令摆宴，为林家主叶世子接风洗尘，也为你庆贺涅槃成功。风雨家安静应下，依然如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儿一样，蓦然退到一边。 凤凰女王见到风雨尘的时候就知道遗址内不太平，如今又看到风雨家涅槃成功，她心痒难耐，不知遗迹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然要引发涅槃火自爆。林清霄一路上都在晃神儿，直到坐在殿中，才终于有了些实感。他听到女王的话，不欲多谈，淡淡的说：“是魔族，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，女王只需要知道。” 他们来意不善即可。另外，还请女王近日多加约束族人，尽量减少外出。林青霄的话出来后，殿中寂静片刻。这种话也唯有林青霄能说。冯雨佳是一个地位尴尬的公主，要小心和母亲周旋。叶子楠虽是云州世子，但是朱雀和凤凰共治，叶子楠见了女王一样要和和气气的。 唯有林青霄说冷脸就冷脸，说不让打听就不让打听。龙凤、朱雀、玄武之类古老种族虽然各地方自治，但是在仙界外务上向来是龙族一家说了算。林青霄摆明了说这是天宫的事儿，凤凰女王一个梧州首领也不敢和中央对着干呢。女王笑笑，不再继续这个话题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 那我这就下宵禁令，让族人晚上不要再出门。多谢女王配合。林青霄说：“还有一事，想要拜托女王。中山叛徒叶重玉从古遗址中逃脱，随行的还有许多魔族。遗址似乎不止一个出口，他们现在极可能潜藏在梧州境内。还请女王在各个通道设立关卡，严查出入境的人流。梧州虽然自治。” 但是遇到大事儿，一样要听天宫的统领。林清霄的话虽然不是天宫政令，但是也差不了许多。女王点头应道：“好，我这就吩咐下去。”风雨家在路上允诺过帮忙，但是这些话由林清霄来和女王说，显然比风雨家来更好。风雨家轻轻松了口气，他发现林清霄这个人。 看着冰冰冷冷不近人情，其实心思缜密，很会为别人考虑。一样是家里的次子，林青霄聪明勤奋还体贴，而凤玉晨呢，不说也罢。女王说着，就叫来随侍官，低声把林青霄的话转述下去。随侍官点头，快步下去安排。等人走后，凤凰女王说：“我已经安排下去了。” 难得林家主和叶世子都在，劳烦诸位在云中城多住几日。等有消息后，我会立刻转述家主。这是刚才洛寒提到的事情。林青霄想都不想，点头说：“好，有劳女王。”女王说着，想顺势打听打听天地的事儿。她还没想出合适的切入点，外面忽地传来一阵威压，一道金光从远处疾驰而来。 殿内人感到这股气息，纷纷站起身。这股气息，洛涵很熟悉，这是天地令。金光一路惊动了半个天界，众人眼睁睁看着天地令冲着吴州而去，没入云中城。云中城的鸟族也很是吓了一跳，凤凰女王脸色大变，快步走向殿外。金光停在正殿门口。 凤凰女王见状，立刻带着众多族人下跪，参见陛下。台上所有人都在行礼，但是每个人的动作都不同。女王和风雨家行的是凤凰族的跪拜礼，叶子楠和邹继白各有各的族内礼节。林清霄是龙族晚辈，只需拱手而拜。洛寒挪到林清霄身后，默默把自己挡住。金光散去。 一个清俊的男子虚影出现在半空，他对着凤凰女王等人虚虚抬手说：“凤凰女王不必多礼，请起吧。”凤凰女王刚才在想天地的事儿，结果一转眼就看到真人，整个人别提多么震撼了。这只是天地的一道神念，并非天地本人，但仅是一道虚影，就足够让众多凤凰族人惶然不敢说话了。 不说凤凰，便是叶子南、邹继白等人，此刻也大气不敢喘。天帝在天界至高无上，如今传说般的存在忽然显现在他们面前，所有人都是惶恐多于惊喜，只除了林清霄。天帝叫凤凰女王起来后，都没有看其他人，直接转向林清霄语气平静缓慢：“我让你提升修为，你倒好。” 在外面游山玩水，都多久了？你还没有升到上仙。天帝话说完后，在场所有人静了静，宫殿中落针可闻。他们倒不是大不敬，只是天帝这是在话家常吗？口吻如此熟稔。林青霄极轻的抬了下眉，无奈的说：“提升修为并非一日之功，而且据我上次见你，只过了不到一年。” 仅仅一年，他没飞升才是正常，是吗？天帝看起来有些困惑，竟然只过了一年，我怎么觉得已经过了很久了？众人在旁边听着，心态都要崩了，这是什么魔鬼对话呀？飞升上仙难道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吗？ 众人前一秒还在惶恐天地莅临，后一秒就被天地话家长一样的语气惊得呆住。天地语气随和说道：“你玩也玩够了，差不多收收心，找个日子冲击上仙吧。”周围人表情从震惊变成呆滞。更要命的是，林青霄同样以随和的语气点头说：“好。” 言简意赅，利索了当。众人被迫听完了两代顶级天才的对话，内心渐渐趋于平和。可能在天才们眼中，飞升上仙确实和出门吃顿饭没有区别吧。林清霄以为天帝说完了就该走了，结果他并没有结束通话的意思，依然问：“我今日感应到了魔气，说吧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 林清霄极快的停了一下，间隔太短，几乎不可察觉。随即，他就如往常一般说道：“云中城外有某种磁石，记录了远古时期一个祭坛的影像。我们在其中遇到一幅壁画，碰见几个魔族。”天帝口吻淡淡的问：“什么话车是奉神土。”天帝几点何其丰富啊！林清霄无需再说，天帝已经明白他们遇到了什么。 天帝脸色依然平静从容，仿佛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探险。颔首道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说碰到魔族，是谁呀？”叶崇玉，又是他。天帝虽然提问，其实毫不意外。他似乎叹了一声，说：“雷烈城最近不安生，魔尊已经和仙界达成协议，不日。” 就将引渡雷烈王回城。红炉院大概集中了全天界嘴皮子最好、业务能力最强的一批律政人才。如今仙界没有人敢得罪天宫，红炉院久不开张。突然魔族撞了上来，他们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和魔族对骂三百回合，最后喷的魔族不敢回嘴。人证物证全被人家抓了个正着，魔尊便是想抵赖都无法。 只能捏着鼻子签下不平等条约，魔尊割让给仙界很多利益，但是同样，他要求归还雷烈王。天帝自然立刻允了，他留着雷烈王做什么呀？还得供一口饭。等雷烈王回到魔域后，这件事情就真正落幕了。天界如今大获全胜，天帝并不希望节外生枝。仙界混入魔族，区区几个魔族翻不出水花。 但是在这个敏感的关节眼儿，最好将一切意外都掐死在萌芽状态。天帝的话跳跃度很大，但是林清霄听懂了，点头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